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周校正老师来，周校正老师是什么代表吧？ <laughs> 什么代表？什么人大？你是人大。 不是，我是人民大学的一个老师。 <laughs> 我那人大不是全国人大， <laughs> 这人大不是那人大，简称人大。其实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对对对，所以你也是代表人民嘛？不不，我可不代表。人民大学的教授还不代谁？ <laughs> 不代表人民，谁代表？周亚正老师这个代表人民，鼓与呼，他提出了一个很值得。哎，这个话题我没有研究，我光看了看标题，嗯、但是光看标题，我让我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说最近连续多起幼儿园给孩子喂药啊，是说喂药我都没闹明白，给孩子喂药为了提高出勤率，甚至还有说是喂的是什么药呢？病毒灵，等，这我都类似于什么东西？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世界上有两大知识体系，一个叫自然科学，它求真；一个叫人文学科，它求善求美。 所谓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中医呢，它就属于人文学科，所以中医说我们中医乃人学。那个人呢，是仁义道德的人。西医说我是科学。可是从一九一九年的武四以来呢，科学、民主、改革、革命啊，就形成了话语的霸权，他们都成了正确的代名词。严格说不对，对不对？你科学，你就不可能解决善恶，你也不可能解决美丑。我说你美，我从来不说。你看你长得多科学呀。 对 <laughs> 对，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呢， <laughs> 其实是由来已久。 <laughs> 比如说，我们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来，科学就成了正确的代名词。嗯，西医科学啊，它有化验，它又能看见病菌，甚至还能看见病毒。于是它就开始所谓的吃药。中医不是，中医说你为什么得病了？扶正驱邪，那个正。 就是所谓的免疫系统、免疫力、免疫功能、抗体等等等等，它这么个意思。所以中医呢，它是治一个得病的人，西医说我治你的病，跟幼儿园喂药，当然有一样，它就从这儿来了，它就叫抗生素。我们中医就滥用抗生素，包括病毒灵。哎，为什么？他觉得你得病就是因为那小东西，那叫病原体、病菌或者病毒，我把它斩尽杀绝。实际上，中医说不对呀，是吧？那是谁？ 口腔里头七百种菌种呢，大肠里头五百种菌种呢，那为什么人家他就不病了？你得看正气，就是说你的所谓抵抗力。不是这个这个一个认识，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病毒灵它百分之百是西医，它是唯科学主义的一个恶果。不是一个幼儿园给孩子集体喂某一种药，他甭管有用没用，他难道不需要经过谁同？不是，这是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因为咱们国家的那个那个他给那药啊，是通过了咱们的卫生部的。 这个审查那是合法的药，不合法你得有对症下药。对啊，对啊，是啊，但是他说了我我是预防，啊，对不？我等于打预防针呢。你比如说小儿麻痹等等，中国的预防针大概十几种。对我们养猪也肠胃，他们抗生素。其实这个后头啊，就是唯这个后头就是唯科学主义，还有一个利益驱动，这是俩。你想原来它也有，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小学那时候也有。 五四运动呢是一九一九年嘛，他从那开始就是唯科学主义了，科学就当正确用，对不对？但是他那时候为什么没有？现在又加上个利益驱动，麻烦了。这利益驱动再加上这个认识，他就觉得这个病毒灵啊，他还得蒙学，那是聪明聪明玩儿，你知道吧？他就不知道任何药物都有所谓副作用。中医的话叫是药三分毒。其实那个我又觉得又跟另一件事儿我又分不太清了。 现在的孩子打预防针是越打越多，预防针也不好，你要注意。啊，真正的老中医，真正的老中医，我看见有一派就是什么也不能打。哎，为什么打预防针？你可别忘了有万分之多少多少的所谓死亡率，你也别以为打预防针就不死人。哎，你，只不过比例很低。你这个，我们叫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这个也大部分人还得打。但是我跟你说，中医的当然中医也不是一派，中医的有至少有这么一种意见，就是预防针也不能打。 你注意，不是那你这就说的跟那病毒灵一模一样。中医的还是听西医的？不是这个事儿呢，人跟人应该说也不太一样。我们还是应该 <laughs>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现在主要是西医占了绝对的上风。这个病毒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新闻呐说的是什么呢？你看两家幼儿园是西安吧？西安呢？不止两家，多了去了啊！还兰州啊！还兰州，就是你看兰州是什么呀？ 兰州市这个数十名家长啊质疑这个幼儿园给孩子服用一种名为利巴韦林的药物剂，并且引起不良反应。嗯。但但是我现在又听说呀，他们现在就就是一发现这个问题闹出来了嘛，很恐怖嘛，所以全给孩子做体检。为什么我看到今天一个消息说体检暂时还没有发现孩子有什么大问题？这前几天我我我看那个官方的报纸就写着一个一个一个单位呢。 啊，一个幼儿园，大概几十个孩子去做体检去了，儿童医院。结果呢，家长发现化验单日子、时间连秒都一样，什么呀？复印了，他给人家几十个孩子，他给复印了，那孩子的化验单连秒都一样，都停留在就那化验的时候的打那几秒，就就那就那秒。你想呢？他所以为什么现在医患关系很恶劣呢？他不光有患者的问题，野蛮你打医生，那还有医生的问题呢。一个巴掌拍不响，中你要明白。 可是你说到这个病毒灵，如果是种抗生素的话，哪怕是西医，用抗生素是受管制的。哦，在中国的情况，我觉得特别严重，就是很多时候抗生素是随便我们在街上药房都能买，或者是说被滥用的药。但比如说你现在也住香港嘛，你就知道香港你去药房买抗生素很难买的。很难买的。它必须它是处方药。现在大陆也难了。世界卫生组织啊已经跟中国说了，中国卫生部也也说了，那是处方药。 但必须得有正规医院的正规医生的处方。但是你去到北到某些药店买这个所谓抗生素，抗生素利润率很高，百分之三十呢。嗯。对，你说人家跟你要，你有没有正规的医院的处方？你说我没有，没有说人家给你补一个，药店给你补一个，他有。嗯。所以中国这种事情，就是中这个中央已经重视了，就卫生部已经下令了，不能滥用抗生素。因为我们用抗生素是美国的十倍。对。我们的产我们的人均收入是人家美国十分之一。对。你要从经济上算，差一百倍呢。 你想想，那我们对抗生素的这个耐药性高一百倍。当然，现在青霉素基本不能用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越越来抗生素越贵，而且效果越不好。听医药剂师说呀，咱们吃抗生素，就说你们就是中国人吃抗生素，就叫什么没有功德的吃。哎，这什么叫没功德的吃啊？就是这抗生素，一个疗程没吃完，你必须吃完一个疗程。 你这个七天，你必须吃完。咱一般这是是发炎，炎症一消不吃了。好了就不吃了吗？不吃了，实际那个菌呢，它可能还没杀净，是吧？没死呢，然后它就培养出它的抗药性了。那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还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当你用一种处方药在给幼儿园的孩子用的时候，你经过谁的同意？医生吗？家长们需不需要知道呢？小孩能不能够？小孩知不知道自己在吃抗生素？小孩知道的话，小孩能够说好我要吃抗生素吗？ 然后，小太阳就叫知情同意权，是中国一个大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事件，我觉得很看，我觉得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整件事情里面，家长、孩子全部都被蒙在鼓里面，就是校方单纯的就下一个决定，单方面说我们让孩子吃这个，吃这个是为了什么呢？还有这一点。 吃这个是为了让他们都能够上学，就出勤率，保证出勤率，而保证出勤率又决定了一个幼儿园他的收生的情况，他的收入。哎，这个这个医德的基本就是医生患者的关系中，一般来讲医生是相对的强势，所以你就必须得让你的患者知情同意。你说我怎么给你治？这个治，比如手术，多少风险，对吧？没有百分之百的事儿。对对，哎，你得花多少钱？ 而且有可能落下什么副作用？这就是医德嘛。这个医德现在它就出问题，所以到了幼儿园它更出问题。你们还不是医生呢，你们怎么就给人滥用药啊？而且有了副作用，现在副作用啊越来越厉害。而卫生部呢，你要注意，咱们国家卫生系统绝大多数都是西医的底子，中医排第排第二位。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从那个政府公报里就写的叫中西医并重，对不对？对，但实际上还是西医老大，中医老二。 可是现在这事儿，我看到的还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不只是中西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利益怎么样改变了中国最底层的地方呢你比如说，一个幼儿园， <coughs> 他干出这么缺德的事儿，是为了他的利益。他幼儿园他完全不管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生命安全，我是要为了赚钱，我要出勤率。嗯。而幼儿园里面跟幼儿园合作的这些幼儿园里面的看护，他是医护人员。 他出卖自己的职业的良知跟道德，合作卖药给他们的这些药厂、药方，他们也是随便的、不过问的就去卖。所以这整个环节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在一些我们过去觉得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幼儿园是看小孩是应该，我们觉得一个人最无助、最脆弱的时候要应该对他最给他一个人的关爱的时候，这个状况底下，我们在这个环节上已经完全被利益吞没掉了。 这就是医药卫生的改革呀，就是以药养医，非常的严重。他为什么给你开药？他有回扣，就这么简单。至于说你吃了药有没有副作用，他呢就变成第二位、第三位了。你所以说整个这个医疗体制就得改革。嗯，没错，他这个东西啊，跟挣钱结合起来。对，你知道他还有一个什么？另一方面一个问题，你知道现在有些个病比较少见的病，那个患者他是多么痛苦？嗯，因为。 这个有些药啊，比如说有些药可能一百片才一块多钱，太便宜了。但是这种药啊，对于得某些病的人，就是必须要吃的。药厂不生产了，因为赚不到钱找不到这个药啊，这这找遍全国，你说有些这个这种少见病的这个这个患者呀，整天生活在这种这种痛苦之中，那你说这个谁来管呢？最近的报纸就说了，某一种廉价的药没有了，已经没了是吧？ 又没了，不是一个一个，它一个一个都没了。最后呢，全都剩下那个利润高的。没错，这就像是这个某某些生物品种一样，咱们现在这个逐渐就绝灭了，是吗？但这个药厂的利润呢，又来自于什么？它为什么有些药的利润高，有些药的利润低呢？还决定于一个因素，就是说它的药啊，比如说同一种药，刚刚讲青霉素，它不断推出第几代、第几代，或者某种药它推一直翻新，这是保持利润的方法。 因为可能我前几代的药已经很好，很够用，大家用也都用用的不错。但是呢，这个药呢，它开发的头几年啊，它挣的钱是它的研发费用。当它到了后来一定程度，比如说它专利期要是过了，专利期过了之后，这个药方人人都能学，人人都能生产的时候，它利润就会下降。它怎么样保住利润呢？就是出来告诉大家，我现在还有种更好的药。 方不一样了，我又有一个新专利，对不对？嗯，我就一直长期要保持这个利润，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有些药好像比上一代更好了，它不是比上一代更好，它只是改了一个方，它不一定更有效，但它一定更赚钱。 所以这个里边啊，他还有一个也未见得是丧尽天良的问题。我觉得，比如说，你要真是说一大多数的这个幼儿园老师说这这药是毒药，咱给孩子吃，我估计也不至于。他那里边有某种啊，对这个医学常识的蒙昧。对，比方说，哎，给小朋友们吃病毒灵啊，吃病毒灵抗病毒、增强免疫力，那这老师也不懂啊。他说好啊，那就去给他吃。顶级的西医说，西医害人类有三素一刀一汤。 三素就是抗生素、激素和维生素，一刀就是手术，一汤就是输液。 <laughs> 顶级的西医讲啊，但是什么都不能过分。现在我们先去点药物广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这个周老师，你刚才讲啊，就是中医、西医什么病重啊，到底该听谁的？我又有一个困惑，就是你比如说，我看香港基本就是西医说了算，西医为主，中医是作为一种比较怎么说呢？ 辅助性的，辅助性的，对吧？但是一个政府做出决策，它基本上是按照西医的逻辑在在做决策啊。问题是这个中医啊灵不灵啊？要叫我说啊，得看看缘分。比方说，有些人说中医真能治好我的病，等等等等。如果中医的理论说的可以非常美啊，非常圆通，但是那你比如说我，我没体验过，我也吃过中药。没问题在于就是说啊。 中医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给你弄好的，不是？你说，你比如说中药啊，吃中药说你就是好的慢，但是呢对你身体有好处，那到底是好的慢呢，还是不吃你过了那么长时间也就好了呢？这个问题你说没法检验，也比较复杂，因为啊西医它就叫唯科学主义而是我给你看出。 小东西叫微生物、病菌、病毒，看见吗？化验室都给你，我显微镜都给你看见了，就是这些东西怎么办？抗生素治病菌，某些特效可能对病毒也有用。对，它就变成了走这极端了。中医呢，它有问题。中医一般都是门户之见，祖传秘方嘛，传还有的时候还传男不传女。而且中医呢，它缺乏一个系统。你像人西医，全世界人家一年得开多少次会啊？中医你看看能开得了吗？他开不了。所以说中医它有门户之，而且有些中医他吹牛。 中医包治百病，经常出现一些神医，那些基本都是中医，西医还没见过有神医呢，对吧？人都分科嘛，这中医是包治百病，所以这叫自毁，自毁武功。对，所以说中医也有中医的问题，就但是主要现在我们中国主要的问题，应该说还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把科学当正确用，这是一个主要问题，动不动就是科学，我干嘛那么科学？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国民政府啊，曾经多么西医啊，多么激进呐！曾经实行过废除中医法案。对，告诉中医不科学嘛？当时也说全是全中国中医的这个反国父孙中山就是西医啊，他就反中医啊，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狭隘。所以现在的中央的大政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就是中西医并重。嗯，你能不能落实这并重？你不能说并重，结果还是西医占大大的。 优势，结果真的病病就很重了。不过 <laughs> 我不想去争论中西医到底谁可信、谁更有效，或者他们这种传统争论。我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不能不谈啊，就是说，除了我们现在太信科学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西医已经发展到跟整个西方的各种的科学管理技术是有配套的。 中医在这个角度上，你比如说在香港或者任何国家，你很难把中医的观念当成一个国家制定卫生政策的一套原则、理论依据。你你比如说，我们谈比如说雾霾，对这个东西，我们说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多少的危险或怎么样，它需要大规模的统计分析、微生物分析、环境分析，然后工业政策。 交通政策、环境政策，所有这时候西医他或者西方医学他提供进来的一套的知识跟标准是可检测的、可测量的，然后可反复检证，然后做各种分析的。这时候中医当然不是说没办法，但是你很难砍进这个系统。也就是说，现代的西方的医学已经跟整个现代的国家的治理技术。 对吧？是完全吻合的。哎，你比如说非典，你就西医哎，首先得发现病毒，然后呢，有人研究出来疫苗，然后卫生部夸怎么样？对，尤其是，但是你要注意啊，人家非典在西中医里叫春瘟，嗯，所以说北京的非典也很厉害，到了一个节气没了。人人中医早就说，这叫春瘟，它跟节气有关系。嗯，你说北京的非典啊，哎，到了大概六月份就就就是就没了。 嗯，他就没了，你明白？你说人家中医说的对不对？你说我就说它是春天的瘟疫吗？对，他说的对，但是问题，说他提供不 <laughs> 就没办法在国家治理的时候就不太好用，或者说哎看看节气差不多， <laughs> 政府工作报告， <laughs> 政府工作报告不能说咱们这个全体人民不正取邪，这个中医也有阴阳不调，中医有作就什么？因为现在污染，包括这霾，它这中药它都不行了。 特别是野生的也没了，人工制造的老老老有这埋，它也不行了，你知道吧？这是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医中药，中尤其中药，中医中药是宝贵的人类宝贵的遗产。他它慢慢慢慢都让人家什么韩国都给申请了专利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个包括那个抗，据说都申请专利了。对。那你说你中国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不是这个说的根本上啊，西医有多少是心理学的作用？我觉得也都很难说。 有这个医学，甚至现在都有人说，本质上是个信仰的体系，对吧？那么，哎，我现在上点岁数，我也比较关心这种问题啊。我就发现呢，好多医学家公开跟你讲是这么跟你讲，可是他私下里讲的是另一套。他私下里就讲啊，他说我不去做体检。好多人呐，他说这个癌症，你知道吗？三分之一是癌症自己死的，对吧？三分之一是给吓死的。 就很多时候就说，他就说你，甚至有些时候你检查出来了，你这个人眼看着就不行了，甚至有些人是所谓带癌生存，这个话呀，你看都不上台面，这一说肯定说咱不能宣扬这个，大家不能相信啊。可是呢，有时候人家也有有人也就讲了，西医真的能治好什么呢？能自己好的病就自己好了，自己好不了的病，西医攻克了几个呢？ 癌症西医能治好吗？不过不过这么讲啊，我们觉得听医生说话也要小心点。为什么？医生这种行业，他有他的职业习惯、跟文化、跟压力，会造成他就给你刚才那个印象，说私下说跟公开说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所有西医都会告诉你抽烟不好，该戒烟。对。可是我认识太多医生抽烟了。是。他为什么抽烟呢？他会不会私下说，哎呀，其实戒烟没什么。他可能也会这么讲。但是为这是因为他这个行业压力太大。 一天看两百个病人，比方说，尤其在中国这种状况下，他就有点像战场上的士兵，不能不抽烟。就枪林弹雨，躲进坑里头抽一口烟两分钟，他是这个。所以呢，你不能看这个西医说他私下不也抽烟吗？可见他一天到晚叫人戒烟是骗人的，也不能这么讲。当然，咱们还是回到这个幼儿园就给孩子喂药这个事儿。这个呃，香港的医这个儿科医生啊。 是现在孩子要打的预防针特别多，你知道，很多时候家长啊，你比如说香港医生，但是像人香港医生都会跟你介绍，这种是什么什么疫苗，是防止什么流感的，这种是什么什么，你打不打？你打不打？你打不打？当然，一般妈妈都是说打打打，反正医生说建议打的，她都打。现在这后子一打都行。对，也也也都在打。那你像你说的这个大陆这个幼儿园的这个这个恶劣在，你不能不让人家不知情。是对。 是吧？你这是怎么能给喂药呢？打疫苗其实也有这问题，你打的太多了，它肯定有问题。而且你打了疫苗一定要告诉他，打这疫苗这个过敏的、死亡的，它有万分之零点几或者十万分之零点几，对不对？你得告诉他，这叫知情同意。他说我有，我愿意，愿意，那你就打。因为任何药或者任何疫苗，它肯定有副作用，有一利，它必有一弊。中国的老话，那弊多少呢？可能弊比较小，你就打。但是呢，你这病毒零这就过分了。 太过分了，你想想，啊，包括维生素，我一再说嘛，抗生素、激素、维生素，你说人他吃饭就是营养够了，还非得吃维生素，特别是美国，到美国回来给亲人带什么，都带一瓶这个一瓶那个，其实人家美国都不吃，那就是狡诈的商人，还是中国的，跑到美国，他知道你中国人喜欢认这个，你在中国你买维生素什么深海鱼油啊，人家还不信呢，必须得给你买到美国的这个。 这商店里，他利用美国的无形资产，所以这些人呢，哎，从美国回来，基本都带，你知道吗？一瓶一瓶，这都是上了狡诈上了当。我跟你讲，实际上维生素除了你得了病，你医生给你开处方，你病好了。 痊愈了，你需要补充哪种维生素？所以维生素你也得让临床大夫给你开，你怎么能自个儿就跑到超市去买维生素去了？啊，维生素都成处方药了。那不是 <laughs> 不是处方，不是维生素，维生素也得是医生指导下你吃，你也不能说我缺什么，比如说我缺钙，你为什么缺钙？你怎么知道？而且人他人组成人的这个元素大概是八十多种的元素呢。你说我缺一种元素，荒唐！你为什么缺？人家问你啊， <laughs> 对不起。 但我觉得这事儿啊，其实还看到就是很多人啊，中国，比如说在幼儿园这个层次，这些老师，这些就算他是纯好心眼，他也无知，而这个无知包含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对知情权或者对他人的处置，他也无知，对，他也无知，他是觉得我为你好，我就干什么都行，对。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今天在中国太多人就是都想为人好，但是觉得我为你好该怎么好法，你不需要知道。